《锵锵三人行》，现在我脑子里说什么都不记得，只记得两个字：伟杰。请拍拍手。 <laughs> 伟杰，伟杰，伟杰啊！ <laughs> 伟杰原来也是足球专家，伟杰真没看出来。哇，你讲了好多次，就弥补了之前叫错，每一次有没有把他 cover 过来。刚才伟杰教给我一个很好的办法，他引用台湾名人黄奕娇的故事，告诉我，如果你总容易把女朋友叫错名字。 该怎么办？问老板，他叫声又停， <laughs> 他教我一个办法，怎么样？都叫宝贝啊，宝宝啊，或者是取一个什么 honey 啊，什么之类的。那这样子，你每一次叫都是同一个，接起来大家都开心，好不好？就是黄黄奕娇就是对对对对，他就走这个逻辑。他有多少个女朋友呢？我不知道台面上至少曝光有两名以上，可以用复数型的那种。哦，有两个宝宝是吗？ <laughs> 你也是我们锵锵的宝宝啊，宝宝宝宝 <laughs> 宝宝，今天看什么比赛了？ 我今天上班之前看了德国对那个葡萄牙，真球迷对真看看到黑眼圈都来了。几点看？就是十二点嘛，凌晨十二点嘛，看到快两点嘛，一点多这样。那五六点的那场你看吗？五六点那场再看就今天没办法上班了，马上就会被 fire 掉。嗯。 你看得懂吗？看得懂啊，因为我在欧洲念书，所以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，同学就会看球赛。然后好笑的是，就是因为每一队如果是打欧洲杯的话，其实壁垒非常分明。我就是英国、法国什么。然后以前我们同学就是，呃，英国队坐一边，法国队坐一边，然后看谁赢就互丢，就是看完球赛开始互丢杯杯子啊什么的，非常暴力的。哎呦，我们徐老师是我们这非常专业的球迷没有没有没有伪球迷。 哎，他们有人说呀，当然说世界杯嗯就是伪球迷的聚会嘛，对对，因为通常认为世界杯不是代表足球最高水平。对，你比如说这西班牙队，哎，就就别说西班牙， <laughs> 哎，徐老师，你觉得这种是什么？他们都在屠杀我们南欧的队伍，嗯，北欧算中欧吧？你看荷兰，嗯，德国，德国，德国狂斩葡萄牙，尤其是这个荷兰，把这个我们西班牙打成什么样了都？嗯嗯，我不知道。 我刚才还请教徐老师，我说这算不算是这个“拳怕少壮”对吧？感觉那几个人长得赘肉了哈。但是徐老师的观点是啊，西班牙从此不行了，也不对，我还是希望他行。你觉得这种打法？我这个就好像你生活中一段这个千疮百孔的感情，你无论如何，虽然明知他不行，但是你还是带着伤感挽救。有希望吗？因为他曾经给你带来那么多的欢乐。对，过去八年里边。 你要是喜欢巴萨的话，整个巴萨打法水银泻地，他两次欧洲杯，一次世界杯，过去的五六七八年里边世界无敌，你是做到这样你还不够，所有人都研究你的打法，所以现在你看他其实。 其实大家世界杯只是把他们巴萨、皇马的打法分散成几个队。虽然我们现在对西班牙可能觉得他不行，但是我们希望不还是放在阿根廷的梅西上吗？我们不还是放在内马尔的巴西上吗？巴西啊，阿根廷啊，那还是一个技术型的南美拉拉丁拉丁还在某种程度上，连连所以实际上那个针锋相对的还是那种秀柔那种，就是呃这种打法跟。 荷兰、德国的那种坦克、军刀的那种犀利，对，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一个对抗，哎，但是你比如说，好像是说哈维吧，嗯，他就是说到死我都这么打，对，但是哎，这就真的是反映他老了，这这这解说员那句话，人还是那个人， <laughs> 哈、啊，风格还是那个风格，看西班牙被荷兰斩，当然。 荷兰这两呃那个那个两个球是真是绝对漂亮，但是西班牙是叫人心碎，啊叫人心碎。他说呀，他说他是近来，其实因为我平常不大看球，嗯，他说他这个是有迹可循的，就西班牙的这种打法，对，慢慢慢慢的，过去呃曾过去七八年，大概有五六年，他们是非常顶峰的。对。 就是，但是上两年前那次欧洲杯呢是勉强赢到，他已经是有点。最近两年你要是盯着巴萨看的话，你每次都是伤心多过快乐。但是人就是这样，你虽然现在伤心，但是。 你想想，他曾经你跟他共享过这么多快乐，啊！你现在看到人家一不行，你就另寻新欢，你这太不像话了嘛！ <laughs> 哎，不像人嘛，对不对？ <laughs> 所以老师是念旧的人，你看看，就算不要伤心。伟杰来了，我还是叫又婷吧。是真的，你 <laughs> 真的好爱又婷。哎，你爱你不会爱西班牙队。 对我其实是喜欢军刀视角吧，我特别看好的就是男男女的很多喜欢德国啊之类的是吧？对，因为我觉得这种球赛啊，每次特别是到最后的时候，我自己都会觉得说，如果是那种打战术就是 team work 的那种，通常在最后几场比赛反而特别稳，因为他们已经习惯，反倒是比较华丽，比如说只中个人的那种，到最后几场就发现大起大落。如果他今天发挥的很好，就真的很好；，但他如果发挥的不行，那就一败涂地。所以我个人是觉得，就是我比较崇尚的是说。 就是整体战术的那种，所以我喜欢德国队，长得也整齐，嗯，对，身高啊，就没有什么歪瓜裂枣，长得稍微都是大家排在一起都长得差不多。没错，你你你记得吗？我就我那天我又看了一遍那个谁啊，王家卫拍的那个《一代宗师》，嗯，其实电影真是拍的好。我跟你说，过段时间你再看一遍，人家那么精心拍的，你也需要再看一遍。我就可可越看好，我就看到什么呢？ 赵本山， <laughs> 你知道吧？他们当时都在说啊，说赵本山这个角色没选好嘛，说一大家都笑场了。其实我认为他们不理解王家卫。你要能够忘掉赵本山在你脑子里的印象，就是嗯，赵本山是一个第一次出现的人。你要能像我这么看啊，你就觉得啊，他选的太对了，就是那么个像个老婆的嘴，老 <laughs> 老婆一样的那么一个人，但是是一个隐世不出的这么一个高手。你知道，这就过去啊。 这就是西班牙 <laughs> 给我的印象，就他要是打好了呀，我太崇拜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个看着不是，不是秃顶是吧？你看那个伊涅斯塔长什么模样？好像有时候给人 <laughs> 犯犯规，给人把那个上衣撩起来。我一看这帮中年人，怎么腰间都有赘肉，没一个肌肌肉发达的，身材也不好，长得你看一个个什么模样？就梅西，这就算帅哥了。对对对对， <laughs> 就原来巴萨呀。巴萨那些但是就这样的一。 一些赵本山一样的人物，嗯，打的好家伙， <laughs> 打的多牛啊，是吧？最那个时候你觉得太太一代宗师，但是 <laughs> 当这帮秃顶就背时备运的时候，你真是看着真是惨。我觉得到最后给那个荷兰打到五比一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大师啊也会溃不成军呐，满地找牙呀，你真是惨。最惨的是他的门将。 门将是皇马，他是帅哥，他真是帅哥，他是帅哥。可是你被帅哥也被雨打成这样，还犯了一个错，那个表情，你说他没多久，前不久就是还拿着皇马的杯登上欧冠的顶峰嘛。 所以所以真是叫人心碎。对啊，可是我觉得啊，就是男生就是常我们会说女生都只是看就是帅哥球员或什么，可是我个人觉得，其实，在球场上啊，每个人都是就是汗流成这样，头发都乱了什么之类的，其实你最后看的还是会说，小其实他踢得好的那个人，他是有一种某种魅力，让你觉得他很帅，他可能私底下比如说呃呃。 今天进球最多就第一个帽子戏法的穆勒，其实你私底下看他，你也觉得就就还好，就是外国人讲正常，对对，就就正常。哦，农民是你说的，不是我说，农民很好啊， <laughs> 农民很好啊，我怕被他的球迷打。对，但是他私底下，但是他在球场上那个进球，还有对球的那个专注力，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被他吸引住。所以我觉得女生不见得是看说他长得帅不帅，而是他在就是在这个场域中他有没有他的专注力在。 这是你的看，对，这是我的。说明你的水平啊，已经到了一个 <laughs> 一个。我已经超脱了吧？有些有的女球迷，我好看到最后，哎，我觉得女的其实是比男的好色的。 <laughs> 对，我们昨天有一个主持人啊，她陪男朋友去看球赛，就球赛一开始，就大家走出来，他就问说谁是谁啊？他就就像你讲伪球迷出来，他说我好开心，我看世界杯，但我都不知道谁是谁，他就只是看谁帅，就看体型，对，看肌肉。 其实女的真的比男的好色，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这一。点。不是不是，她脑子里没别的事儿。你这这不是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男权社会对你的压抑，所以女的只有在看球这样的时候，才比较好意思说谁谁谁的屁股啊，谁谁谁的胳膊啊。对对对。平常生活当中啊。 呃，比较娇羞一点，不好意思说出来。对对对，对我我我我这个观点也要修正，有有有有有错误。这里面有点微小的区别。上次吴君如来，呃，就谈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呃，就谈对了。就说我们老以为啊，女的好像挺好色，比如说很多女的看见球员，呃，意大利球员，那尤其是把衣服这么一脱，啊，她就尖叫哈。后来我就说啊，你仔细观察呀，她不一定是好色。 他这个是反应是有区别的。你看这个女的，要是看见男的跳什么脱衣舞钢管舞，她哇哇乱叫。你看她这个反应。男的要是看那种脱衣舞钢管舞，男的都不出声啊， <laughs> 就喘粗气。 <laughs> 不是 <laughs> 半张的嘴，按鲁迅的说法叫半张的嘴，你知道吧。应该是不能随便移动吧？那不同的反应，气氛完全不一样。你是就是。 就是你你在我在美国就看看过那种酒吧，叫跳那个 table dance 的，女的呀，要是碰见这种男的啊，女的这玩乱叫，其实他是个娱乐，他快开心高兴，男的周围坐一圈就这样，拿着五美元 <laughs> <laughs> 被吓得骨子的疯狂的投注， <laughs> 对对对对，咱们还是说球啊，去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，伟杰还真行啊，就是女球迷能够到这个境界哈，比幼婷会看球。 你确定他不会看球？ <laughs> 说明他非要厉害。 <laughs> 又廷丽，我们以前讲过球，他是在看球的地方看男人怎么看球，哎，他看那些男人，他说男人在看球的时候看得出他们的性格，所以伪球迷也有不同的不同的层次，所以他叫伪杰嘛， <laughs> 伪杰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子东老师，我真是要跟你请教，我看西就是荷兰把这个西班牙呀给虐成这样了，我老觉得。 我是外行啊，我老觉得这是偶然。嗯，因为我记得上届世界杯，西班牙是不是个慢热型的球队？西班牙上次第一场输给瑞士。对。但我跟你讲，不是偶然，不是偶然。你最近几年你要是一直，跟踪看巴萨的比赛，你就知道，他们那个踢法啦太成功了，所以全世界大家都在研究怎么破他的这个踢法。哎，那你说怎么破的呢？他是什么能破他这个踢法？ 怎么破的？我我要是有这么高的水平，能讲解技术战术，我就不叫伪球迷了， <laughs> 对不对？那我从我从我这个这个外行球迷的角度，我觉得他怎么破的？就最直接的原因，就是这个罗本和范佩西啊，准确性无限提高了。那你那他就是这这往往往往前这这是不是叫长传冲吊，还是叫就大距离往前带呀？但是问题，你看那个罗本那个范佩西。 那就是那场比赛太准了，是一个像梦幻一样的比赛。对呀，那场比赛你看这个西班牙队哈，他是半个皇马，半个巴萨，所以无法融合的打法。不不不，他们当然都是西班牙人。 <laughs> 其实你看，我们平常看惯了，老是巴萨跟皇马这世界顶端，对不对？现在很 dream 嘛，这两个队伍合在一起打，你想这照理说是很好的。 可是你没想到，这个荷兰范佩西是曼联，他本来是阿阿森纳的。这两个人平常发挥的还没那么好。罗本常被人家说嘛，单刀不入嘛，他老单刀嘛，老不入嘛。对，你看这次两个球都入。对，范佩西这个球啊，将来会永久刻在人的这个记忆里边。就这么飞飞过，飞行的那家伙飞过去。所以，但是。 呃，有点把气势打掉，但是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关注呃，西班牙怎么跟智利。对，要看第二场。第一场要要是他能够打进这个复赛呢，那西班牙还是可以走一段路的。嗯，还是可以走道。而且荷兰呢，这么早的热呢，这个世界杯的惯例，一个球队太早热呢，不是好事情。对，不是好事情。所以他他那么早的，很多人并不看好。嗯，那巴西队倒是可以值得看好的。 巴西你感到看好？哎，巴西当然，巴西全队很强的。那巴西跟阿根廷，你比较看好哪一个？呃，我我我看好巴西。为什么呢？呃，因为他整体力量强啊，巴西整体力量强，而且你看那个内马尔啊，他在巴萨哈，其实是一直屈从在梅西的这个权威之下。虽然我非常喜欢梅西，但是你看内马尔在在巴萨踢的就很郁闷，回到巴西哈，你看他这个真是王者风范，啊，不到处跑，嗯呃。 但是这次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，这次的时间很糟糕，这是对中国人。你看，中国说什么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啊？我觉得中国在世界这次就看出，在足球世界，中国真是太被欺负了。嗯，这这个时间非常糟糕，不能再糟了。 你你你你要是还考虑中国的时间你你要你要你你想想看。我们是最大收视群了吧？如果说对，如果以人数来算的话，如果是人数来算的话，我们这里的收视群是非常大的。可他完全不管，你看，要在亚洲比赛，当然我们合算；对，在欧洲比赛，差七个小时哈，我们最晚就是看晚上三半夜三点。 嗯，看完就完了，也可能十二点比，也可能之前比。 <laughs> 现在这个时间啊， <laughs> 这个点儿，要是我跟你讲，是睡还是不睡？对呀，每个人都不知道是不是要提早睡，睡到半夜起来看，还是要睡看完再去睡。最恶劣的是三点之后还有场六点的，这就让我怎么活呢？最好看啊，六点非常好看，这让我怎么？你你知道它坏在哪里啊？要是在美国比赛，我们也好办。 嗯，因为美国把时间安排在他们的晚上。嗯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看 NBA 的决赛，我们看橄榄球都是早上看，无所谓，我们可以起来。那为什么南美排这个时间呢？他就是为了迁就欧洲。哦，霸权，这这个世界的足球，你看世界杯，其实它的霸权就是欧洲的这些俱乐部跟欧洲的足球观众。 这是他他们的重中之重，所以他们的比赛是那里中午十二点、下午三点、下午六点，他没有晚上八九点的比赛。你说。 连南非的人、南南美的人都郁闷呢，因为最好看球是吃完晚饭以后。可是，可是我觉得这也是有个战术考量哎，因为你知道欧洲人非常的怕热跟怕晒，就是如果说在他这样子的，就是在这一次这个巴西的天气情况，其实对欧洲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湿热闷热。的意思就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反过来对，就是把他放在那边把他杀了。所以我觉得不一定，我觉得不是说迁就他，而是为了要绝杀他。哦，原来。 欧洲是这个足球世界的贵族，我们是贱民， <laughs> 这帮贱民还那么爱看。我我我们呢？中国啊，我这次深深感到，中国应该申请办世界杯，真的应该申请办。中国哈，你要踢到世界杯什么拿冠，或者像韩国这样搞到前四啊，有生之年都不敢想。 但是中国要是办一次哈，是很划得来的。你看下一次在俄罗斯哈，再下一次他们现在说卡塔尔花了钱去贿赂，有可能会换掉。哎呀，这个卡塔尔要是办，对中国的太糟糕了。为什么？亚洲啊，亚洲一次办过以后又要轮，又要轮二十年了，你明白没有？对对对，所以你咱对没错，咱可咱中国办，咱还有张艺谋呢。 那家开幕式是吧？至 <laughs> 少开幕式比较好看，对不对？ <laughs> 花也不会花到九百万。没错。归来， <laughs> 中国啊，已经对世界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嗯。前些年啊，我零六年去德国看的时候啊，我就注意到了，他们不管哪个队吆喝，手里举的旗子的这个裙子的旗子，嗯，全没拎起来的。对。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在帮中国经济。这次他们升级了。 那个电源啊，全是那个光伏入户，就是中国英利啊，世界最大的太阳能啊，对对对，里边的 LCD 全是中国造的，就是中国已经在，可是中国这么被欺负，所以中国应该申请。中国，对，你你你你你知道申请了什么好处吧？巴西的房价不说旅馆哈，巴西的房价过去五年升了百分之两百。 现在六万人民币一平方，你还嫌中国房价不高？至少中国不是现在 <laughs> 缺乏破掉之后持续发。 <laughs> 中国现在大家担心那个缺乏那个持续这个力嘛？要是二十、二十甚至三十年内中国能办一次世界杯，嗯，很多事情都可以办了。没错。 没准咱国家队啊， <laughs> 也可以打进，可以办了。 <laughs> 第一， <laughs> 把全国的高尔夫球场改一半为足球场，至少。我有现在今额有阿里巴巴进去了一个，说不定其他也会进去进足其他足球队，就会你知道改变这个生态。不过现在应该应该应该把卡塔尔那个事情给他颠颠覆，对对对，拦截拦截了，颠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忧国忧民啊，这叫。你们虽然都比我球迷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我这球迷，我知道的你们不知道。 什么？今天是我们节目播出啊，是六月十七号。嗯，你知道什么日子？你知道吗？什么日子？不知道吧？一九六二年的六月十七号，嗯，巴西队夺得第七届世界杯的冠军，就是周年，就是周年。然后我还能跟你说呢，一九六七年的六月十七号，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。 <laughs> <laughs> 你知道，哎。 就就巴西，我就跟你说这个巴西啊，我这次突然又找回来点感情。嗯，我想起啊，我最早的爱就是巴西啊，当年我们最早看到世界杯，那个时候巴西这多少年就像我们的那个初恋情人一样，我就迷巴西啊。但是后来我移情别恋了，随着那个风云变幻，又爱了西班牙了，爱了阿根廷了，爱了德国什么的。但是这次好像。 找到初恋的感觉吗？也没有，贝利那个时候是我是没赶上。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是在阿根廷，那个叫那个叫肯什么那个那个运动员，那个时候他们全留的长发。嗯，那是，呃，文革以后第一次看到外面世界的图像，哇，非常疯狂的那个阿根廷。 哎，对你最早看世界杯，你可能比我们早啊。我们不开放， <laughs> 我最早看，是看那个 Ronaldo 啊，那些的 Ronaldo 啊，那个。对，你要以年龄来说，对，我知道的你都不知道。你叫苏格拉底，对你的过去我来不及。苏格拉底你怎么会知道？当然了，我最早看世界杯啊。那时候你你你不边尿泥的时候吗？那时候儿一边捏一边看。我都不小了，我都老人院，不是， <laughs> 白贝利、季科，知道吗？ 那场球是经典，对我我那个电视机是九寸黑白的，嗯，我们前面放了一个放大镜，我和我爸爸在一起看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的，就苏格拉底那那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大陆人民其实是水深火热，真的水深火热，我都不知道电视机怎么样摆放大镜摆一个放大镜把它看得大，你知道我们怎么看电视啊？ 一个九寸的电视啊， <laughs> 全楼的家庭都出来在院子里看啊！你以为电视是自家的呀？ <laughs> 电视是这个楼全楼的人 <laughs> 看，大家挤着一起看，大家挤在广场上。 现在你去印度旅行还能看到这个景象，没错，很多人挤在一个院里看一个电视机。那个时候我哥是个无线电迷，他做的一种盒子能干扰电视信号， <laughs> 我们俩就在人群里揣在兜里， <laughs> 一到那个苏格拉底快进球，就这就要射门的时候， <laughs> 啪，电视把全楼的人急的。没有被打吗？当时？待会儿等我们一恢复正常，球进了。世界杯不单是赚钱的事，它在了很多。 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。